锵锵三人行，今天来了一位哈很有气质、很有风华的这么一位女士，而且呢还是咱们徐老师的不是老情人啊， <laughs> 老熟人，老老老相好，老相好，老相好是吧？嗯。呃，而且呢，他就是了解了他的事迹之后啊，更让我感觉到啊，这个文学这条道路是多么的难。 因为李兰妮女士现在是深圳作协主席，是吧？对，她深圳作协主席吧。文学道路是这么样的难，她不但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而且还得了严重的癌症，现在叫做带癌生存，对，活到现在都算是个奇迹了。对，无数次的自杀和自残，听上去像撒谎一样，完全看不出来啊。 是，我也觉得是，虚对呀，整个一个虚构哈，所以经常人家是问非虚构还是虚构。嗯，呃，我去年还自残了。怎么自残？因为我我我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个，就是有一种知识哈，就一般的抑郁症，他如果发现的早呢，他是大概能够一年之内吃了药就能痊愈。但是像我这种重度抑郁症病人，是一辈子都不能痊愈的。 那对这种重度抑郁症病人，只是你要延长他的发作时间，他每发作一次呢，推迟他的发作。对，哎呦，你看我们子东兄一字之师就厉害。病友啊，就是， <laughs> 他就是他得推迟。如果呃一发作，肯定比前一次更更难走出来，而且更难控制。那我去年就我就你看我。 我现在是第三次发作，发作是什么样的？呃，我第一次发作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刚见完徐子东，就是那次去香港。怪我头上。嗯，对，那时候还真是不知道怪在你头上。就是那次去香港，咱们还不是跟金庸他们一起见面啊什么的？我就发现我去香港不能收拾东西，注意力不能集中。深圳到香港很简单的收拾个箱子，就就就是脑子嗯不能不能想东西了。 然后去到那里以后呢，就是其实怕见人，包括像徐子忠这么玉树临风的，嗯，啊，这么这么就是，因为徐子忠我曾经听过，在北京听过他的学生表扬他，啊，那那时候都很想跟他多说说话。你你快快说，快说怎么自残？他是不是有点不能自控？ <laughs> 对，就是这样子。嗯，那然后呢，我就呃，我会那种，我就就是。 第一次的时候是连续失眠两个月以上，就是呃一般一两点钟，那所以你就要小心了。一两点钟刚刚睡了，而且吃我吃四片舒乐安定，然后呢呃刚刚睡一点就噩梦，然后醒来，比如说四点一刻准时醒，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然后连续两个月，连续两个月你就会觉得这个人都要疯了，然后我就去要药。 要药的时候，当时医生医生居然是抑郁症病人，他是六年才走出来，深大的北大深圳北大医院的一个博士，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连续两个月，我说是，他说那你是不是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我说是，他说你想自杀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我很，嗯，徐总你知道？你不是说手上有很多刀痕吗？我我不是我是呃抽血，因为我抽血自杀？我告诉你哈。 我还不是这种抽血，我更严重。那然后我会就是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钟，就是嗯，因为你白天往那个就是十六楼的那个天台楼顶，就这么窄一点点，那个脚就是那个天台那个边缘那里啊，就站在那里，就想跳下去，而且那时候不觉得害怕，会觉得很美好，觉得就是哎，这时候就会想起以前。 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有个电影叫什么？追捕什么？哎，对，就是你跳吧，往前啊，往前走一步，哎，就是哎，就是就有那种，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飞起来。但是毕竟没有跳哈，我就想知道在这种发病的情况下，理智在脑子里占一个什么位置？没有用，但是你也没有真的跳啊。我那时候呢，是我那时候已经有就是给自己就是在吃药了，我在吃那个抑郁症的药，然后我在做。 呃，信仰疗法，我还在做那个什么香薰疗法啊，宠物疗法。我我我我知道你你后来写的抑郁症的书是吧？嗯。很畅销是吧？嗯。你什么时候是什么人告诉你你是抑郁症的？就是那个，就是我都说咱们见完了以后。就是十年前。十年前。那在在之之前你有没有类似的病症？没有。就是人家告诉你的这个病以后，你才觉得是这个病。呃，我当时不相信。 哎，当时还不相信。我当时很鄙视那个医生，在这，我的闺蜜都都不相信。对，当时你并没有想自杀，他这么问你嘛？对，是吧？你只是两个月失眠。嗯。但是在他说了不久之后，你开始出现想自杀。哦，我那时候想自杀，是我正好写这个旷野无人，我因为那时候出来了，啊，想自杀呢，就是我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只是说我站在那个阳台，呃，听说很多人都会这样，就是说有些人。 到了阳台就说：“哎呀，从这里跳下去多好啊！”呃或者是我有个朋友，后来我让他，他说他走到哪个宾馆，坐到哪个房间，都说：“哎呀，这个窗户能不能跳？”就是。这我也有啊，我到始信峰啊，黄山始信峰啊，嗯，我就站在那里，我就说：“哎呀，要自杀在这里就很漂亮。”不过就是想想而已啊。哦，那这个就不算忧郁症啊。他会强化。嗯。 啊！你到了一个漂亮的地方，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他会，你会就是强迫性思维。慢慢的，你每天都会想着，哎，在什么地方怎么了断比较好？我有一段时期，我会把所有的该了断的方法都想一遍，最后，但是还是没有做嘛，对不对？嗯。他的问题就是说，什么东西使得你最后还是？那因为我我是基督徒。啊啊！基督徒啊！基督徒那个呃。 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这个，就是知道我这个方面还是理智的，但是在最难受的时候，真的死比活要愉快。You never know，你不知道。不，真的。这个据说是测试。到极限了。对，这个据说是测试抑郁症的一其中一个要素，就是是不是觉得死比活着对。好，但这是活着的时候的想法。啊，对，经常会觉得。嗯。 我原来以为就我自己是这样，后来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忘了哪采访那个崔永元，崔永元说过说呃那时候的死是呃无比快乐、无比幸福的一个事儿。嗯，然后我又曾经问呃有一个就是有个演员自杀了，青年演员二十八岁，他的妈妈就找到我，他说我很想知道我儿子就是自杀的时候，因为他是下午拍定妆妆照在剧组。 二十八岁，一米八四，呃，同时有三个戏在电视上播，就自杀了。他妈妈就说：“说为什么我儿子，呃，就是这么好的年华会自杀？第二，他为他在三个小时在楼顶上犹豫想什么？因为他的父母很很内疚嘛。”对，那你就，你怎么？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他肯定是走。 比留下来要愉快，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他那个时候，他觉得是吧？是不是就是觉得日常生活就了无生趣？对，干什么都没有意思。对，而且呢，他的那种吃那个药啊，会因为我吃过化疗药，我吃过五个月的化疗药，化疗都已经痛不欲生了。但是我吃这个抑郁症的药，因为我一上就上一线的嘛哈。嗯。上这个抑郁症的药的时候，我我曾经就是。 我我有一次曾经就中山大学就是管中山医医科大学的那个中山大学的副校长，他在美国研究抗抑郁药的。他当时听我先生说，我服抑郁症药服了这么多年，他说哟，他说我那想很想见一下你太太，因为那要很就是那不知道多大的这种。 呃，意志力，因为那个是这样，就是好像现在大家都在宣传说有抑郁症要去看啊，要去相相信医生什么的，似乎就是说，呃，他不是个心理，他不不不能说什么，只有靠心理疗法，不是情绪问题，哎，要晓得要就要晓得吃药，要晓得吃药。嗯。可是我总觉得吃药这个事儿啊，嗯，他那个药会不会让人晕晕乎乎的？会，是吧？而且我尤其头一个月的时候，我我就觉得有些医生不太负责任。 他光说哎要吃药，但比如说我吃药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说，嗯，就比如说吃某种药，在十天之内，他有加倍自杀的风险。哎哎，是哪一科啊？我这个问外行话。呃，看的是精神卫生科。精神。卫生啊，他一般他就分好几种的，有些就叫精神科，有些叫。就是广义的精神疾病就是这样。啊，广义的，因为他那个精神障碍很多，中国其实精神。 呃，障碍的人，他说是说全球百分之呃十点四的平均率哈，但是你想印度它的统计是百分之十六，美国美国的纽约和英国的伦敦是百分之三十二和百分之三十四，那就可见它的这个这个这个发病率很高。那咱们中国，尤其像我在深圳那种地方，它多种因素嘛，不安全感。 然后那种没有社会资源的那种那种你离乡背景，嗯，然后你又有那种信息量爆炸，嗯，然后又有那种比如说你又碰上大灾大难的，那这时候呢，你如果医生叫你吃药，其实你要有一些非常常识性的东西，不是说吃了就解决问题的。嗯，我吃的那个。 那一个星期，不但是那种呕吐，我化疗都已经呕吐的不得了了。我我吃抑郁症的药的时候，就是躺在沙发上，对面就是灯，就是那不是对面是那个闹钟，我就看着闹钟一秒一秒的走，因为我熬不过去啊。然后我就躺在那个那个沙发那个地方，我拿了一个桶要吐，但是他又吐不出来。 啊，真的是就觉得生不如死。是他的形容是啊，这个抑郁症啊，因为他又有这么癌症，他觉得抑郁症比癌症还难受。啊，对。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住院了几个月了，住了四个月。哎，你讲崔永元，我还要问，他就说治好了，这个东西就是根根根治，就抑郁症能治好。 他不可能治好，像他这种严重抑郁的人是不可能治好。就像我也是。那怎么就就你现在看着很好啊，跟我们聊天？我现在你看我，呃，首先每天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吃抗抑郁药，啊，而且吃完以后我其实就我每天都觉得恶心，每天都头痛，而且我都不能去哪里玩。比如说，哪怕是去什么美国、加拿大参加一个艺术节，我都不能去，因为嗯。 就是对抑郁症病人来说，呃，旅游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包括吃个美食，这些都不行，因为你吃也吃不动， <laughs> 玩也玩不动，然后你见人、听到电话声音都害怕，会很恐惧。那病因是什么呢？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呢？它分很多，它分很多，对你来说呢？ 因为你应该猜得到，对我也是久病成医啊。嗯，你猜一下。我我我我觉得啊，这个抑郁症啊，好像是现在也没有一个能够明确说的一个一个结论，说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嗯。但是似乎呢，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嗯。比如说压力。嗯。或者你碰到的这种灾难，这种这种刺激的呃痛苦。嗯。或者是一些呃还有什么？ <laughs> 我告诉你哈，还有一个呢是遗传。 遗传基因，啊，然后还有就是童年阴影，就是呃，在欧洲，尤其北欧那边的研究啊，就是如果你十一岁以前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家庭父爱母爱不那么什么，因为他说是非常关键的时候，那如果父爱母爱不不是那么呃有创伤，那他今后患抑郁症的那个风险大得多。 另外就是，如果你的家族中有人有抑郁症，他会遗传下来。你知道，就说你他见着我都是说说你做这个工作啊，你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抑郁症？说我做这个工作，说我肯定能没有得忧郁症是个奇迹，你觉得对。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为什么跟你分析？嗯，为什么我觉得你会是一个奇迹呢？因为你想，他每天他这个节目都播啊。 压力非常非常大，而且从这个就是我作为观众看得出来，他是完美主义者，就是自己跟自己交界的人。嗯。啊，第三呢，就是说，虽然你在凤凰时间很长，但是他的这种，就是他接触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人到了信息量爆炸的时候，他会摧毁你那个防御本能。我我跟你说啊，我肯定有病。 但是我这种病啊，是不是叫抑郁症？我不知道。呃，我就但是我能理解啊，人陷入一种啊不能自拔的境地的时候，真是好崩溃。我就给你讲一个很小的事情，就前些日子啊，你知道，我们都都知道那种，就是说你出差。 你锁好了门，嗯，然后你出去到楼下，你说哎，不知道我锁没锁门，对吗？你也有吧？你又回去，对不对？回去你再试一还不知道冷气有没有关掉啊？对，你有吧？刚当刚当锁好，又又又下去。你知道我这样下去又上来，嗯，上来之后最后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门到电梯之间呢，嗯，就只有一米。我咯当咯当，我到电梯，我还没有下来。 我就又回来，咣当咣当又回来，你知道，你知道吗？就是这就是我当时就经历了一次崩溃，就我不知道怎么了，五分钟，五分钟我就在这一米的距离之内就不，你你你能理解你控制你控制不住啊，是控制不住，你控制不住，你你当然他有点失控，就是他自己就是想集中精力，但是他没办法做得到，你掉在这个里边了，就是咣当咣当。 更那个，其实这时候人是很很无助，很无助。你走不了，你走，你能理解这个感受吗？你走不了。好几个朋友啊，跟我讲过类似的，就是有时候会突然觉得有有这么将近五分钟，就好像觉得呼吸都不行了，要窒息了。哎呀，好像心脏痛的呀，就是觉得就是他可能是心梗啊什么之类的。但他而且是在一个极其封闭的空间里头，但他。 就是等到他熬过去以后，就一点事儿没有。呃，这个徐老师，所以这徐老师你是真的心脏病， <laughs> 你不用不用侥幸。但是我们有个制片人，他的哥哥就最后就是发现啊，就这种心脏病的症状啊，能到就是憋的脸憋得紫，喘不过气了，在地上就是打滚昏过去，医院来急救，急救医院来急救当心脏病急救，最后怎么也好不了，心脏没有任何问题，最后才发现是忧郁症。 我昏过去过，曾经是忧郁症完全症状像心梗一样，啊，跟他的一样。那要是医生诊断了是忧郁症的话，就可以请病假了。假如是，这你是做鞋的，你这个工作比较优越了，对不对？那假如是我是一个一般的公务员。 或者说是我是售票员，我是一个普通的劳工阶级。我医生诊断我是忧郁症，那公司里怎么办？给你病假吗？其实很受歧视的。我曾经在深圳看过一本月刊，就讲有个女女孩，就是她本来很有成就感，就是做那个文体文案那样子的，呃，做的也也也很好。她说，结果她说她突然就觉得心脏不好，她就每次去上班，快到他们那个楼下的时候，她会心脏很痛，就晕倒。 然后送医院，起先大家都很同情啊，什么之类的，照来照去一点事儿没有。然后呃，歇了几天以后又去，又又这样。最后医医院就说他是那个呃抑郁症，抑郁症以后，那老板就觉得，那你这种还能干活吗？啊，那你就那个人就走了，你你就干不下去的了。 所以其实抑郁症的人是，对，是很受歧如果是私企的话，我相信他就会被被就要要离职了。但问题是，如果是公家的，就是说集国国营的，那会不会给他病假呢？还是说觉得你是偷懒装病，你这个是无病呻吟呢？我认识深圳有一个某要害部门的某要害的干部处长。嗯。 女的很有才气，写诗写的也非常好，而且看起来人是那种就是比较丰满，呃，很活泼。然后后来别人就告诉我说：“哎呀，她抑郁症了。”呃，她是我们培养的重点啊，她怎么会抑郁症了？年纪也不大，大概就刚阳光下长大，对不对？啊，而且是背景各方面都极其好的。然后他们就说她抑郁症了，以后我就说：“我说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 后来呢？其实他的领导和他的同事也都很，就是都很理解他，因为都是文化单位嘛。但是这个人辞职了，虽然他原来的这种仕途挺好啊，而且他也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就是其他的条件也很好，但他就因为可能抑郁症病人他特要强，是什么呢？他不愿意别人怜悯他。 他不愿意别人同情他，所以曾经那个自杀那个演员的那个妈妈就问我嘛，因为他说他如果不找到我问一下，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心心痛没法停止，他就说那我儿子为什么不想想他这样自杀了，呃，对父母的打击多大，多心疼呢？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对严重抑郁症病人来说，他觉得他活的是个负数。 他活着呢，就是说他没准有一天会失控。他如一旦失控，他很可能会伤害家人。那呃，那他两种渠道嘛，一种呢就是暴力杀人，要么呢就是把自己杀了啊，自残是小事儿。 啊，自残是绝对是，所以有一些特别特殊的暴力事件，比方说好看上去像情杀啊，或者像恐怖袭击啊，是不是也是跟这种病因有关系？对，你现在最近好几个新闻都说疯子出来砍人的，对，这这不一定是抑郁症啊。呃，我因为什么呢？他抑郁症分很多种，啊，我如果要讲这个话，都不知道多少集了。先去广告， <laughs> 先去广告，抑郁症也得买广告。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买抑郁症药的广告。 <laughs> 你知道他是张国荣自杀的那一天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对，啊。二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呢，我的一批作家朋友啊，全围着他团团转。对，因为他会帮他们看相。打仙儿。他他把那个陈思和啊、吴亮啊以前的女朋友的故事。 完全不知道他讲出来，所以那群男的就我那批朋友啊，全围着他。嗯，没想到二十年后，他以一本忧郁症的书而出名。但是我的疑问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呐，有时候一个概念出来以后，你会往这里去钻。比方一个小孩啊，如果父母说他是文雅的，他以后渐渐的就会往文雅方面去发展；如果说他是活泼的，他就会越来越活泼。一个人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有一些思想的问题，有一些我们以前讲或者身体不舒服。 被戴上一个忧郁症的帽子以后，会不会他有意的往这方面去发展呢？他有很多，那个就是躯体性的反应。我原来生理的反应，生理反应还有包括病理的反应，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我记得咱们是零二年年底十二月见的面嘛，在香港。我零三年的。 二月就在北大医院看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绝对不相信我有抑郁症，而且我还到了中山医那个他有个肿瘤医院的副院长，我说他们说我抑郁症是不是由于我开刀开了那么久，然后就抑郁了，然后那副院长，那人家也是很有名的，是头颈科的首席专家，他就说李兰妮，你是我见过最乐观的病人，你根本不可能有抑郁症，那些医生瞎说的，啊不要理他们，嗯，就这么讲。 啊，那然后我的这些闺蜜，还是最乐观的忧郁症。对，看着还是比我们都乐观的。我们跟你相比像忧郁症，我们是病入膏肓。哎，但是我告诉你，真的，我因为，哎，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哎，我跟你讲一下我。